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七十七集，林清霄瞥到请柬上的名字，表情明显冷淡下来。他拂袖，直接越过魔族使者，根本一眼都不往他们身上看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中山和魔族泾渭分明。 素无来往，谢雷烈王好意。不去。林青霄拒绝的太干脆，魔族使者尴尬了一下，再次扬声说道：“林家主兄长和师妹的婚礼，家主真的不去吗？”洛寒知道剧情，此刻并不觉得惊讶，林青霄却明显怔了一下，倏地回头：“他和谁的婚礼？”魔界的天总是阴阴沉沉的，时常让人分不清昼夜。 云梦寒从自己屋里出来，不敢偷懒，赶紧去后面领今日的活。王府的侍女可和大门派弟子不一样，若是迟了晚了，就算只耽搁一丁点鞭子也会立刻打下来。七月的时候，云梦寒偷偷离开中山，义无反顾地奔向魔界。云梦寒虽然是林清霄的师妹，其实年纪比林清霄大，她本体是草木。 悟性本来就比不上龙族，他生出神智用了一万年，化形用了一千年，之后在夏重天浑浑噩噩过了一千年。要不是他偶然撞到了中山收徒大会，直到现在，他还在夏重天混日子呢。云梦涵被带回中山后，才正式开始了修炼生涯。中山以入门年限排字论本。 云梦寒到达中山时，林清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二公子。虽然林清霄比云梦寒小了千岁有余，可是从修为上讲，林清霄是他不折不扣的师兄。在中山这些年，如果没有林清霄的照顾，云梦寒不会过得这么顺畅。可是，他还是为了林重玉，放弃了师门，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根基和朋友。 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先祖身份，孤身奔赴魔界。云梦寒反应不算快，头脑也不算聪明。他从钟重天离开后，受了许多曲折和蒙骗，才跌跌撞撞地找到渡口。仙魔边界有重兵驻守，除非有正式公文，否则不允许私自穿行。云梦寒想进入魔界，就只能偷渡。 这其中他又受了多少苦，经历了多少坎坷，自不必说。他本以为偷渡已经是他经历过最糟糕的事情，没想到进入魔界，磨难才真正开始。云梦涵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不怀好意的视线中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栽了，被不知道什么人掳走。再醒来时，他已经在雷烈城，和很多仙族男女关在一起。 云梦涵本能感到不妙，剧烈挣扎，正好被来视察的叶崇玉看到。云梦涵没有想到，他和叶崇玉的第一次见面，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叶崇玉跟在一个贵气邪似的男子身边，前呼后拥，看起来十分受重用。后来云梦涵才知道，那个贵气但看起来很邪的男子，就是雷烈王。 云梦涵看到叶崇玉后，简直喜不自胜，不断向叶崇玉求教。可是叶崇玉无动于衷的看着他，仿佛完全不认识他这个人一样。亲眼看着他被拉入笼子，放入地下。云梦涵心冷了，他对叶崇玉那么熟悉，他绝不可能认错人。他以为叶崇玉受伤失忆，或者是练功走火入魔，所以才不认他。 地下洞穴如同蜂巢，狭小密集，一个洞穴塞一个先祖。云梦涵在那种地方待了许久，久到他神智都开始模糊，才终于被人带出来。来人塞给他一套王府侍女的衣服，阴阳怪气的说：“你命大，贵人救了你一命，以后你就是婢女了。快收拾收拾，一会儿去伺候夫人。” 云梦涵迷迷糊糊被带走，迷迷糊糊换了身份，迷迷糊糊看到了他们口中的夫人素隐月。叶崇玉救了他，可是却让他作为婢女前来伺候素隐月。这是雷烈王府，雷烈王专门分拨了一片区域给叶崇玉居住。现在云梦涵成了王府的侍女，在叶崇玉这个区域内伺候。 云梦寒原来觉得中山勾心斗角、同门倾轧非常严重，等来到了魔界，他才知道真正的恶意到底有多么直白可怖。云梦寒是被人半路塞进来，他这里多一个人，原本的王府侍女就要少一个人。原班人马本来就排斥他，后来感受到素隐月若有若无的暗示，下人们越发肆无忌惮，几乎毫不掩饰地折磨他。 比如故意让他做最苦最累的事儿，在他的床铺上放蛇蝎，故意让他做一些完成不了的任务，然后将他推入刑罚司受罚。云梦涵想和叶崇玉告状，可是他进入王府后一直没见过叶崇玉。云梦涵知道这又是素隐月的把戏，他只能一边忍耐着，一边期盼着早日遇到叶崇玉。今日云梦涵大清早出来做工。 毫不例外，他又领了最苦最累的活儿。云梦涵去素隐月院子里洒扫，一掀帘子，看到了一个完全想不到的人——叶成玉。云梦涵呆立当场。这时候，他被不知道什么人撞了一下，手里的木盆落地，咣当一声将他惊醒。云梦涵被热水溅了一身，身边的丫鬟见了，立刻吊起眉骂道。 你没长眼睛吗？夫人还病着呢，你折腾出这么大动静，是诚心想让夫人病情转重是不是？素隐月其实并没有和林宠玉成婚，不过魔界不讲究名节那一套，下人们为了讨好素隐月，都直接称呼她为夫人。云梦涵诺诺道歉，丫鬟语言极尽刻薄，最后一瞪眼，喝道：“还不快去找东西来清扫水渍！” 王府侍女的衣服是最简陋的麻布，甚至连法衣都不是。云梦涵身上沾着热水，出去走了一圈，热水变冷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冷冰冰的。云梦涵忍着身上的不适感，当着众人的面蹲身跪在地上擦拭水迹。叶崇玉只是扫了一眼，就又收回视线。云梦涵跪在冰冷的水中。 听到精美细软的隔扇门内，叶崇玉和魔医低声说话。苏姑娘这病十分棘手，她本就先天体弱，这段时间在路上奔波了这么久，底子大受亏空，恐怕治不好了。叶崇玉没有往隔扇门外看，仿佛一门之隔的地方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婢女，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 叶崇玉听到魔医的话，皱眉说：“当真没有办法吗？表妹对我十分重要，若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不必活了。请魔医再想想办法，无论以什么代价，一定要将表妹救回来。”魔医捏着胡子，陷入沉思：“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但是这样损耗极大。”叶崇玉大喜说。 无妨，无论需要什么，就算是杀是抢，我也一定为他夺过来。魔依沉吟一声，正要说话，屏风内传来素隐月的声音。叶崇玉和魔依双双止了声。叶崇玉轻手轻脚撩起帘子，走到素隐月床边坐下。 <laughs> 表妹，你怎么样了？里面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。于梦涵一颗心又酸又胀。 不知道欢喜多一点还是苦涩多一点他终于见到了叶重宇，这是他盼了半年的事情。这一路上，从离开中山到历经千辛万苦偷渡，好几次他都在怀疑，他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抛弃光鲜亮丽的身份，而在魔界被人欺辱？他屡次想要放弃。 后来，唯有在心里默念叶崇玉，才能支持他撑下来。今日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，可是云梦寒发现，他竟然完全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快乐。他为了他抛弃一切，可是叶崇玉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，他甚至说素隐月就是他的命。 云梦寒内心逐渐冰凉。这个时候，管事丫鬟进来，看到他还跪在地上擦水，狠狠在他背上拧了两把。磨磨蹭蹭的做什么呢？我们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，你却在这里偷懒，果然是个贱骨头！一日不打，就不知道自己斤两。云梦寒吃痛，他是仙界难得一见的紫降仙草，还在中山学了七百年法术。 曾经在仙界，众人见了他，谁不是客客气气的？而现在，一个粗鄙的大字不识的魔族婢女，竟然这样侮辱他。云梦寒几乎忍不住想要回击。他的修为不能和龙族这种得天独厚的种族比，可是比起面前的底层婢女，却高出好几个层次。云梦寒要想教训他，简直轻而易举。然而，最终。 云梦涵还是忍下了，这是雷烈王府，他不想给叶崇玉惹麻烦，也不想破坏他在王府人心中的印象。如果可以，他想要融入魔界，和这些人和睦相处。可一旦出手，那就再也没有退路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